Música 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กายเรื่องความปวดความเมื่อย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จิตที่มันหลงคิดสุขทุกข์นั่นก็เขาแล้วเฉลยให้เราแล้วว่ากายสวากายไม่ใช่สัตว์บุคคลตัวตนเราของจิตสวาจิตไม่ใช่สัตว์บุคคลตัวตนเราของ 身体的身，我们的身，你要知道一点，就是身就是身，没有人，无人无我，无众生，无无受者。心就是心，啊，同样是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受者，啊，身不是你的身。 心不是你的心啊！这几天你应该能清清楚楚地看清这一点。如果我们看到，就和他一样；如果我们看到，就不同了。有的人很幸福，他很幸福；有的人很痛苦，他很痛苦。但是看到的人， 那么，能知道的人，能看见的人，能觉知的人，啊，有觉性的人，这一切不管是苦、乐、疼痛、昏沉，这一切都是一样的。如果你能看见它，如果你能知道它，它都是一样的。 如果不能知道的人，看不见的人，那么苦和乐就有相当大的差别了。昏沉和不昏沉也有相当大的差别。所以讲来讲去重点就是你要知道。人都做饭的多，我们老年人我做饭加工。

你就马上钻到你的念头里，陷入在这种念头里，拔不出来。乐来了，啊，你马上知道乐，啊，乐来了，决心提起，马上去觉知它，而不是陷入到这种欢乐的情绪中，这种快乐的情绪中，啊，然后就一直持续这种快乐一天两天。 如果你知道苦来了，不理他；如果你知道乐来了，不理他。这个是超越一切、超越宗教、超越一切的东西，而不是只是佛教。人都卖很多多。 เห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จอก้นจากทุกข์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บรรลุธรรมได้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พ้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หลงบรรลุธรรมได้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พ้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บรรลุธรรมได้ก็คือก็จะเท่ากับถ้าเห็นทุกข์ก็นเท่ากทเก็์看见苦 一面知道，就能让你真正的体悟，就能让你啊真正的见到真理，见到法。一边乐，你知道乐来了，啊，你能觉知，你有觉性。那么同样的，就像啊，你就可以一样的做到像刚才这样的 苦你可以知道它，乐你可以知道它。开悟的人是如何开悟的？就是这样开悟老人不然，ปัญญาคนเรียนรับเ 从第一天来到这里，就说这一句话给大家听。今天第一天是十号，呃，十一号的晚上，啊，一直到现在，已经讲了很多次了。啊，大家看到、看见，但是。 不要成为看见，不要成，就是智慧产生的方法，就是开悟的技巧。要推到到二十条嘛？要不教什么啦？那没

佛陀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：苦来了，看到苦；乐来了，看到苦。一个现象生，你能看到它生；一个现象灭，你能看到它。 尤其是啊，中国语。 来到中国，看到了很多可爱的中国人啊，尤其是中国人最要学习、看见，最需要学习知道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千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啊，在中国就出现了很多祖师大德啊，他对这个东西已经研究的非常彻底。

老老实实的修了，啊！之前大家对教育的研究已经足够了，啊！那么没有研究教育的人，你也不用去忧心忡忡，说为什么我还没有研究教育？那我能修这个法门吗？啊！所以是时候了，大家要实实在在的修，了。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是时候。了。 大家要从自身上来体悟了。ของเให้เป็นอย่างไรเวลาหลงรู้าทำเป็นไหมจะให้เข้าไปอยู่ใ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นั้นหลงทางใดเช่นเป็นสุขทุกไป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ทุกไปไม่ไม่เป็น 拉曼族、德曼族、波昂族、科族、耶朗、木、昆泰、波昂族、科族，阿德尔康族、画面来了，画面是苦的， <coughs> 你马上知道，回到当下的动作，你现在会做了吗？画面又来了。 光明可能是好的，可能是好的事情。啊，你又看见他，知道他，马上回到当下的动作。你会这样做吗？你学会了吗？啊！啊！龙啊！

迷的，马上知道，啊，知道了，当下就是一个小小的悟。用一眼迷，马上不知道，啊，当下你又增加了很多智慧，这就是修行，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，就是从个人身上。 一个人，两个人。我讲的难吗？嗯。难吗？如果成，难。如果成，难吗？如果他说：“如果能看见，就很简单。如果你成为他。”

见，没见。见，没见。看见，但是不成为他。看见，但是不成为他。这，就是大王头上一把的肉。你知道吗？叶国。 วิปัสสนา叫做皮肉生啊，皮肉生啊，就是观。วิปัสสนาคือล่วงพ้นภาวะเก่า วิปัสสนาคือล่วงพ้นภาวะเดิมเดิมเปลี่ยนมาเป็นใหม่ แต่ก่อน อยู่โน้นวันนี้อยู่นี้ แต่ก่อนสุข อยู่ในความสุขวันนี้เห็นมันสุขเห็นมันสุข 光说快乐，很难。啊，以前我们所有的啊，成为快乐的人，成为苦的人，啊，成为乐的人，啊，成为好的人，成为坏的人，啊，成为对的人，成为错的人，彻底的把它全部都变成知道、看见。天天无。 โ่นงูพระเจ้าเห็นงู เมื่อเห็นแล้วออกไป ออกไปออกไปออกไปไกลต้นงูแล้วมันมีหลุดพ้นในตัวพอเห็นแล้วก็ยิงหลุดพ้นพอเห็นแล้วก็หลุดพ้น我们看见一条蛇，毒蛇。 不停地向他靠近。修行的人看到那是一条毒蛇，快走，快离开，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就连蛇都追不上明白我讲的话吗？阿弥陀 เห็นเหตุที่เกิด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ก็เห็นออกไป ก็เห็นทางออกเห็นทางหลักพ้น ก็เห็นไม่เป็นพ้นมาพ้นเหตุสุขพ้นทุกข์พ้นโกรธพ้นโลภพ้นหลง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ตัดสลูกออกเรียกสติ活佛教导大家四圣谛：苦、集、 毒蛇说要的。我马上看见它，觉知它，觉性提起，是要被它咬呢，还是要马上离得越远越好呢？那么我们就有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就能带我们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，毒蛇根本追不上我们。这就是苦集灭道真正的道。 只有见到法的人，才是真正的见到佛；只有见到真理的人，才是真正的见到佛，而不是看到一张。 已经见到过了。巴布教在扮演苦口，劝人啊，成是纳的，我们的。那么佛陀呢，只是找寻到这个道理，然后来告诉我们。那。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好好按照佛陀他老人家的教导，好好的去修，好好的去实践。从哪修呢？从自身上去修，从自己每一个从粗的到细微的念头上，去下功夫。我们两个跟他，都叫第三个名字。 ที่เจ้าเดินแทนมองไม่ได้ เราต้องเดินเองนี่บอกแต่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เป็นหน้าที่ของเราต้องไปไปจากความหลงไปสู่ความไม่หลงไปเลยไปจาก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ไปสู่ความ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ไปจาก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ไปสู่ความไม่โกรธไปจากความหลงไปสู่ความไปไปไปไปเจ้าบอกเราก็ไปกัน佛陀给我们指出这条 光明的大道，什么是这条光明大道呢？迷了，看到你，看见你，苦了。 佛陀给我们指出了这条光明的路，可是很多人看见自己生气，看不见自己生气，啊，就不停的在生气；看不见自己迷，就不停。 可是众生呢？说我很爱他，我很爱吃，我很爱吃，我不去了。多多老人家，我跟他真是在一起很苦，嗯，虽然很苦，还是要这样。嗯，所以佛陀他老人家那么慈悲叫我们，来吧，来吧。 bien. 苦，离家，别家，错，没有错，外面以前我们啊，陷陷在这个贪嗔痴的苦海中，啊，执迷在苦和乐的这个大海中，就像。 水淹到了我们的脖子一样，啊，大家觉得啊找不到一条出出口，大家觉得啊没有一条出路。那么佛陀叫我们来吧，上岸吧。那你就努力的往上走，啊，用你的决心往上走。那么当你努力的往上走的时候，啊，这个水去从你的脖子。 淹到了你的前胸，啊，继续努力，继续觉知，继续知道，啊，再往上走，啊，逆流而上，跟自己拼，这个水就淹到了我的腰、腰部，啊，继续看见自己，知道自己，再往上走，水就淹到了我们的膝盖，啊，继续再往上。 咬紧牙根，努力的往上走。 ทุกข์ถ้เห็นมันสุขเห็น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ทียบท่าไหนใกล้ๆหันเราขึ้นจากเรือมีท่าเรือขึ้นฝั่งขึ้นฝั่งถ้าเป็นเราขึ้นได้ยาก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ลอยคอต้องเป็นว่าก็เห็นเราง่ายง่าย如果你很伟大，你就每天对水面在搏。 这种感觉会舒服吗？大家想象一下。 <laughs> 如果你成为他的话，成为苦的人，成为乐的啊，成为对的，成为错的啊，就像脖子被水啊淹到这儿。那么上岸以后啊，和脖子。 แล้วเราก็มี มีหลักไม่ยาก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ไม่ผ่านมาแล้ว ทางสายนี้ ไม่ลำบากเช่นเราเวลานี้เราอยู่นี่ที่นี่ให้เหมือนพระเจ้าตอนที่ก่อดตัดสลูนั่งอยู่ต้นโพอ่อไม่ดีผ้าผม 没有差，弄弄，咱没拍图，没图。 <laughs> 这是一件不难的事情，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，因为佛陀当年在菩提树下，没有像我们这么舒服，我们睡觉有床。 佛陀睡在地下，我们睡觉的时候还有被子，啊，福晋是很好有被子，很暖和。佛陀睡觉没有被子，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，啊，佛陀没有房间。 环境下都一样可以悟到，你为什么做不到？เราก็มีสรัทามีรังาจริงๆบางคนก็นั่งรถมาสี่วันบางคนก็นั่งรถมายี่สิบชั่วโมงมีที่ไหน 我听说，在座的学员有的是坐了四天的火车才来到普济寺，有的是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大巴士。 一个求道离苦的心，让我很感动。อมีศรัทธาเกิดจากเรา้าทำดีดีทำชั่วชั่วปฏิบัติแล้วก็มีความเพียรมีศรัทธา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ไม่พอมีความเพียรความเพียรคือกล้ากล้ามีสติ 安隆，如，方便；安图，如；安周，如。对吧？方便。啊，方便来，便利，对吧？大家从那么的那么远的地方来到北京市，啊，这个出离心非常的好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用功。什么叫用功？来了。 来了，知道不管是行住坐卧，时时刻刻，不管在禅堂里还是回到房间里，啊，还是在斋堂里吃饭，都能看见他，知道他。看见自己，知道自己，这个叫用功。不是你在禅堂里一坐坐上十二个小时、二十四个小时，那叫用功，不是。 知道它叫用功，出离心有了再用功，你一定会离佛陀不远มีศรัทธามีความเพียรกล้าเพียร้ดยเป็นดีมีสติก็ยกมือขึ้นลูกลูกสติเหมือนเมล็ดพันธุ์แห่งโพธิโปกลงไปที่กายมีสติทุกกรณีได้ได้ตะพื้นตะพือแปล 不会用功的人，啊，手抬起来打妄念，不知道；放下来继续打妄念。会用功的人，手一抬起来妄念来，手一放下去妄念走。因为抬起来的时候看见妄念来了，手放下来。 แยกแยกใครบางคนเอาจริงจังไม่ใช่ทุกขาปฏิวัติปฏิบัติลำบากรู้ระยะบางคนทำ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วางใจรู้ไปหลง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รู้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อันผิดก็รู้ มันถูกก็รู้ 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ก็รู้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แบบ

执着某一个东西是对的，他的心里一直在某执着某个东西是好的。只要你还有对错，还有好坏，你笑不出来的。佛陀没有叫我们脱离苦的，佛陀希望众生都离苦得乐。大家好好下一段功夫。 บางคนก็เปิดเพื่อนเลยมาในนิสัยอย่างไงในความรักเอาความรักมาด้วยใ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กลียด เอา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เกลียดมาด้วย นี่ดีใหญ่ เพราะมันจะได้เห็นพอเห็น ก็มันสุข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คิดถึงความรักความจำนมีสติของวายตัดเป็นตัดกรรมได้ 有的人来到普济寺是带着啊一份生气的心来的。有的人来到普济寺是因为那么的爱某个人。带着一份爱心来的。有的人来到普济寺是因为执着中体会到的。带着一份伤心。 ให้ปฏิบัติก็ได้หรือคอยเบ้าต่อก็ได้แล้วแต่到了ั济ปฏิบัติบ้างครับเจ้าหน่อยกลวงพ่อที่วันหลวงพ่อ来到了普济寺啊，来学道真禅，你只是看见自己生气。之前你是那个那么爱那个人的人，来到了普济寺，你看见。 自己的所谓爱。那么，来修了东方禅之前，你是那个啊伤心、啊贪欲很强的人。那么你能看见自己？每天每天讲，你能做到多少呢？不简 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นี่ยศักดิ์สิทธิ์ถ้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ร้ายเป็นดีศักดิ์สิทธิ์มันหลงโลกมันทุกโลกเปลี่ยนแล้ว องค์ก็ได้มานฆ่าคนมาเก้าร้อยเก้าสิบเก้าคนม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เนี่ยมาเปลี่ยน โดยเจ้าอ่ะ เราหยุดแล้ว เธอยังมาหยุดคิดได้เปลี่ยนปันดีการจับดาบ

不断的让自己从过去贪嗔痴里面啊变成知道知道太极太极。老，变弱，变弱，双，双安，变俗嘛，变俗嘛，安俗，安俗。 เอามาอวดกัน ใครก็เคยสุขใครก็เคยทุกข์มีกิเลสตัณหามีราคะมีผิด มีถูกมาเยอะแยะแม่หลงตายก็ รถมือสองมือสาม แต่มัน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ด้ เปลี่ยนน้อยเป็นดีนะทันดีเลยต่อไปเักหน่อย我修行就像 把一个二手车、旧车啊，把它变成新车。啊，他说他的寺院啊，以前也有旧车啊，但是可以把每一个零件换一换啊啊，油、一清啊，一个破旧的车啊，现在变成了一个新新的。 限量的车。